我没有要去做，我 <laughs> 我真的没有要去做。二，我知道似乎冬天去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比较容易消肿消炎，对不对？嗯。三年底还有过年前是结婚的旺季，像我礼拜，像像我下个礼拜就要去主持好朋友的婚礼了，所以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来看一下有什么补救措施。对，其实苏伟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嗯。好，那。 哎，我们看别人。 嗯，其实你你想想看，我们看别人的距离，大部分都是大概六十、七十公分这样子的距离，然后一只手臂就是我我我跟你一只手的距离。对，但是我们看自己呢，是拿镜子，那镜子是多少？十公分、二十公分啊。好，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缺点把它放大，好，然后每天拿着放大镜看自己，所以会呃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那再来就是，我想跟整体的审美观也有关系。嗯，像我们有时候会跟一些国外的一些医师来交流，那他们。 对台湾的，尤其是女生，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压抑，甚至有点不太能理解。他说：“第一个，他们怎么看台湾女性？他们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东方人哈，天生看起来就是比较年轻一点。当会当然，跟跟国外就是跟呃白种人、黑黑人比起来，当然，当然，当然，对，所以我们本来就已经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已经比较小了。嗯，但是他们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所有。” 不管什么年纪哦，他都说我要我我要紧实，我要拉提，我觉得我自己下垂，我想要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对，然后而且这件事情很可怕，想要年轻这件事情不是。 三十几岁、四十岁的女生在提，是十八岁、二十岁的女生在说，我还要再年轻一点，真假的？所以他们很不解，就想说，那你已经十八岁，你还要年轻到几岁去？这社会竞争压力会不会也太大了？十八岁耶，真的。但是我们碰到很多越来越多很多就是刚上大学的新人，就十八九岁，然后就说，嗯，我觉得我看起来有点老。 <laughs> 不是，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这电台啊，有很多节目全部都直播，但是我一直没有直播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镜头。对我而言，面对镜头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我就想说，我都还没有去做好准备，我还没去黄倩要医师那一边，我还没有看起来像二十岁，我怎么直播？但是我们其他的。 主持人直播起来的话，真的都是男的帅，女的美，超厉害的。赶快告诉我，可以怎么补救？ <laughs> 对，我想针对这种，像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或者是呃所谓的比较紧实、比较拉提，哈，脸比较 V，呃，大概有几个层面的方式来处理啦。那最传统以前在没有这些微整形或者这种这种各式各样的仪器以前，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开刀。 啊，早期的时候，你说切切那个呃，什么？比如说拉皮啦、削骨啦等等。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这是早期的做法了。当时其实你到了也许四十岁以后，真的还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你只能够选择进手术房。手术房是。那当然开刀的效果相对起来是比较明显、比较持久，因为它毕竟就把一些多的东西、不要的东西就拿掉了。那当然缺点呢，第一个，它会有一段恢复的时间。嗯。 哦，那再来呢？要开刀，呃，要麻醉，毕竟有它的风险在。嗯，所以慢慢的有一些呃，不是开刀的方式来来呃出现。嗯，那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就是一些所谓呃呃仪器的治疗，包括说传统一些镭射啦，或者是一些超音波啦，哈那。 呃，这些东西呢，也都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包括说让我们的皮肤比较紧实，嗯，好看起来比较光泽。嗯，那在这几年，我记得有一年，我不晓得还流不流行，叫做电波镭射，对对，就是在脸上弄个方格子，听说超痛痛，奇痛无比。现在还流行这个吗？现在其实还是有在做，还是有。但是现在这种电波拉提，它的。 呃，技术也有在改进啦，所以以前早期真的非常非常痛，那时候很多人他都必须要做全身麻醉来做这样的治疗，你就知道有多痛。嗯，那现在的技术让他开始不会疼痛感没有那么的强，好，所以比较多人能够诶，就是醒着也也做。那后来呢又有新的东西叫做音波拉体，就是利用超音波。嗯，那超音波它的好处跟传统电波比起来是深度能够更深。 哦，然后他的那个痛感也没有这么痛，嗯，哎，所以等于是能够让他，哎，在比较舒适的情况下，又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拉提的效果。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音波拉提，应该是现在比较比较夯的，比较多人在做的。就是我刚刚讲说什么小模嫩模啊，结婚前的人都去做的，就是这个音波拉提。现在是很多人。哎，我看他们去做啊，很夸张，都是打那个 V 型脸，就是要让脸看起来更 V。然后同时，呃。 呃，好像一次都要打个什么，我不知道，我看广告的，因为我也没接受过 <laughs> 什么三四百发之类的，哇，那有点，我没有办法想象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进行的方式。你可以把那个原理大概稍微的说一下吗？好的，其实它超音波哈，就像我们呃，比如说有些如果有做过像产检，我们就知道超音波它可以。 等于是穿透到我们的皮肤下面去。那穿超音波，如果我们把它聚焦，嗯，就像我们拿那个放大镜啊，如果放在太大太阳下面，不是它就会有一个点就会特别热。 那超音波，如果我们把它做这样子类似聚焦的动作，它就会在一个点啊达到加热的效果。好，那这个点呢，如果我们把它深度控制好，在我们想要的深度，就可以在我们皮肤里面，它需要被加热的地方加热。那把皮肤里面加热有什么样子的用处？其实它就是让它收紧了。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 那个有时候吃那个烤肉啊，还是火锅啊，不是都会涮那个肉片嘛？对对。哎，阿肉片本来一片这样软软的，你又把它加热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对 j u k 对，哎，就会收缩嘛，然后看起来比较有弹性，它也会变得比较小。哦。所以我们利用超音波来做拉提的原理，其实就很类似这样。就是用那个热热呃热能，然后让它的那个肌肉 j u k 来瞬间紧缩的意思。没错。哦。所以其实它背后的原理是这样子的。那整个的。 治疗过程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太不舒服了。要上麻药吗？ <laughs> 对，会擦像是麻药膏这样子的。哦，那是很轻微的麻药啊。对对对，其实它是呃，就是浅层的麻麻麻醉，就让我们的皮肤比较不会那么敏感。那治疗的时候，大部分人会觉得有点酸，好，很多人会说好像牙齿痛这种感觉。嗯，那呃，看我们要打的这个所谓发数有多少了，那要打多少发？ 第一个看每个人的需求，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局部，嗯，好，那有的人他希望是全脸，嗯，或者是哪些什么部位特别想要加强。 <laughs> 全脸是怎么？ <laughs> 全脸是怎么？因为是全脸是指额头骨也都要，对，是包括像有的人他觉得希望呃眉毛能够再高一点呐，眼睛比较开一点呐，好，那有的人他是觉得，哎，他可能只有下巴的地方觉得比较松，嗯，所以这个是看每个人的需求，然后看他的。 年纪啦其实年纪很有相关哦。我懂了，他的他的目的不是在帮你修形状，他的目的是在帮你紧致，是不是？对，其实严格讲，它是一个紧致的这个治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所以如果说呃你的呃本身的。 条件的脸型不是够好的话，也就是说你那个骨头的形状没有够好的话，我今天就算更加的紧致，那看起来不就是骨头会更明显吗？对，没错。其实哦，我们在做各种的医美治疗之前，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让医师评估。好，现在有太多的这些医美的资讯啊，不管是网络上啊，还是。 呃，广告也非常的多。那并不是说我们我们做医美的这个消费，其实跟我们买一般的东西不太一样。一般的消费，比如说我们要买手机好了，那我我进去通讯行，我要买哪一支，呃，没有都没有关系嘛，反正他们只要有，他们就能够卖给我。嗯，但是。 医美它毕竟还算是医疗，好那医疗这件事情它很重要，就是它必须要看每个人适不适合，哦，就是我们不可能走进一家医院，然后跟医生说，哎，医生我今天想要换一颗心脏，哦，没有没有一个医生会这样就帮你换一颗心脏，他一定要评估说你是不是需要，你能不能够。 呃，缓，那才会这样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呃，音波镭射，哎，音音全名叫音波拉提啊，音波拉提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呃紧实的一个紧实的治疗方式，但是并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比如说你天生的脸型比较不佳，你搞不好可以靠肌肉来做一些的呃修持加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全部把它打得很紧的话，黏住，反而让你的缺点会更明显。对，所以医生你还会去摸摸。 他们的脸，了解一下他们的肌肉骨骼的状态。对，其实一定要就是在术前的评估，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医美广告，他会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哎，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东西买了我就要做了，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正确的做法。我们碰过很多。 呃，门诊的病人他进来就跟我说：“哎，医生，我要做什么什么东西？好，什么什么治疗？”嗯，那我我都会反问他说：“那为什么？”嗯，啊，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做这样的东西？那很多人被这样问就愣住了。嗯，想说：“哎，没有啊，就听说还不错，就来做做看。 <laughs> ”啊，那我觉得这是不只是拿自己的荷包开玩笑，这也是拿自己的脸开玩笑。真的，我觉得一定是要让医师评估过。那所以一定我们会摸。 哦，会摸不稳，不不只是摸它的骨骼，还摸它的肌肉，还摸它的肤质，摸摸它皮肤的这个弹性的程度。那经有这些的评估，我们才能够判断：第一个，你做这样的治疗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哦，那或者是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改善？是好一点，还是好很多？所以某种程度，我是不是要选一个有审美观的医师？对，其实是 <laughs> 不是？我是说真的，就是我必须要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医生他自己本身的穿着打扮，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审美观，他的觉得美的方式，不然我我怎么知道他觉得的美是我觉得的好？没错，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时候我们。 像我自己本身没有在做手术啊，那我会请一些我们有有需要做手术的病人去给整形外科医师评估。那我都会跟我们的病人强调说，你一定要先跟他谈谈看，然后看看他以前做的一些个案效果如何，因为真的审美观这件事情实在是天差地远。你是说要看他以前的作品如何？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每个人觉得漂亮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嘛。哦，就是可能我我觉得好看的，你不觉得觉得好看？那每个年龄层他希望达到的这种改善的。 方式也不一样，对，所以虽然所谓的美哈，在嗯我们的医学上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准的那个比例，哦，它可以画出一个所谓最标准的美的人，但是这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了。好，如果说真的我们把每个人都做的像所谓标准的美一样，就会很像之前呃韩国那个常常有在开玩笑说那个是选美。 呃，十五个佳丽，十五个都长一样哈。 <laughs> 我告诉你，我这次我这次去呃日本看那个呃亚洲。 呃，亚冠赛的比赛，然后就是会有日本跟韩国的啦啦队在场边加油嘛。然后他们在场边加油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说，哎，怎么 <laughs> 他们开玩笑啦说韩国啦啦队是最会跳舞的，但是脸全部都长得一模一样。对，其实。但是但是因为距离有点远，我是看不到。那那些男生自以为他们都看得到，他们就会说啊，我 <laughs> 很会跳啊，但还是台湾的女生最美。然后我心里想，最好你都看得清楚。 <laughs> 对，呃，所以所以。 哎，那那医师，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就是为什么？ 嗯啊好，但是我先回到因波拉提好，我等下再问这个敏感的问题。因 <laughs> 波拉皮这件事情，那音波拉提这件事情痛不痛？它大概需要多久的恢复期？多久的时候会显现效果？如果是说，哎，我下个月就要结婚的话，我来得及吗？我多久前要准备？其实痛感大概都还好哈，绝大部分是可以忍受。那事实上，它的这个能量就是它的强度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有些人真的皮肤比较敏感一点，他觉得实在是不舒服。那我们当然 就诶，不要下手太重了。那治疗过程通常是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其实还蛮快的。那么通常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恢复期。好，那有些人打完他。 会有一点红红的，嗯，但这个红并不是呃很离谱的红，嗯，所以绝大部分人他都不会被人家发现，或者有些人比较担心会稍微上一点粉，可是这红大概两三天都会退，都会退。真的有同事礼拜五去，然后礼拜一上班我完全看。对，其实没有人发现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呃那个能早上做啊，下午就回公司上班，也没有人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那是多久才能看得到明显的成效？其实。 刚做完就开始会有进步，但是最完整的效果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后，所以做完就是他慢慢的会觉得，哎，脸比较紧实，哈，那个线条会越来越明显。嗯，了解，好，好，呃，我们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呃，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啊，呃，跟听众朋友呢聊聊的是有关于呃，阴坡拉皮的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麦克风声音越来越小声 <laughs> 啊，我们请一下那个音控进来帮我一。 下忙好了，还是我跟医生，我们先共用一支麦克风。 <laughs>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我的这一支麦克风的声音越越来越小声。好，我先跟你共用一下哈。好。 哎哎，那我先把我自己去关掉。好，所以呃，医生，我们在聊到了有关于这个阴波拉提的时候啊，呃，你刚刚说过恢复期大概是需要两三天左右，而且其实看不太出来嘛，对不对？但是呃，实际上的话，呃，哎，嗯嗯嗯，没没关系，我们两个先共用广告时间，再帮我看一下 <laughs> 那只麦克风怎么了。刚下利，谢谢啊，我们现场节目哈， <laughs> 我想知道就是英波拉提它大概两三天之后，呃。 那它多久会看得到效果呢？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是明年五月要结婚的话，我大概要拉长多久的时间，我我就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整？是，其实它的效果大概两三个礼拜就会非常的明显哦。那再来就是看它。 持久、持续的程度啦。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如果假设呃五月要结婚，我们在这提前一到两个月做会比较好。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让它效果发挥的比较完全。好，那第二个，也许有一些需要微调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调整。那太早做其实不好，因为它在做完大概一到两个月是它效果最。 几就是最好最巅峰的时候，那慢慢的那个效果又开始消退，然绝大部分的人大概到半年左右，其实效果都还看得到，但是已经没有没有当初那一两个月的时候那么好。 天呐！所以你提到的一个重点是指英波拉提这件事情，它不是 forever 的，它是跟肉毒杆菌还有玻尿酸一样，它是必须呃时时刻刻，不是不是时时刻刻定期来做补充或者是修改的，对不对？对，其实目前所有的治疗，即使是开刀拉皮哦，都没有办法达到说一劳永逸，就是做一次呃挡一辈子这样子了。那英波拉提在早期刚刚在台湾上市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是宣称可以维持两到三年，好，所以大概很多在网络上看到资料都还是跟你说可以维持两到三年，但是在这几年之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道、医学的实验去追踪这些治疗过后的结果，发现绝大部分的人大概半年内效果都会还蛮好的，嗯，那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到一年以后。 都还是觉得有改善，但是在超过一年以后，那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不明显。那但严格来讲，只要是有做，我们都会比较好，好。可是说那改善幅度不是那么明显，那当然就会需要再做。 呃，就等于是这做补强了，好，就是啊，就是还要再追加的意思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超酷的，就是我同事做完的英坡拉皮之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台湾女生 <laughs> 追求美丽这件事情真的是极上加极，就是她要追求到一个极致，然后她就去问了黄千耀医师说：“那我可不可以补打两支肉毒杆菌在他的腮帮子的部分？”然后黄千耀医师很有 guts 哦，他直接拒绝他的病人，他说：“不会，我绝对不会帮你做这件事。” 事情，因为你不需要。 <laughs> 对，其实很多时候是必须要是是病人的状况去评估，了。好，那再就是刚刚苏伟提到，很多人会呃想要打肉毒杆菌素，所谓的缩小脸哈。现在也是网络上很多都会有这样子的讯息，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一个背后的原理，就是为什么打肉毒杆菌素可以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比较小？其实它不是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比较小，最早。 打肉毒杆菌素在脸上，它是因为要要改善我们的所谓的国字脸。嗯，那国字脸我们又有两个原因哈，有的人他就是天生骨架这边比较方，所以他看起来就比较国字。那这个就不可能靠肉毒杆菌素来改善。那有的人呢，他是因为也许吃东西的习惯，或者是他晚上有有会。 自主会磨牙，所以他的这个腮腮帮子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咀嚼肌啊，这么一块肌肉。他的生活习惯是没有被改变的。对，他他的这块肌肉，有的人他就天生特别大块，那这种打肉的感觉才会能够改善。好，所以我们在术前都一定会评估，看看说他的国字脸是因为骨头比较宽，是骨架比较宽，或者是因为呢，他真的有肌肉。 呃，变得比较肥厚，才会看起来像国字脸。那如果说他单纯就是因为骨架比较宽，这样子打肉毒杆菌素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哦，那个这个这个钱就白花了啦。你 <laughs> 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呃许孝顺先生那种比较本类版的脸，他天生的脸就是比较国字脸的话，他就算去打那些肉毒杆菌素，他能够改善的幅度也不大的意思。对，没错，像这样子的话，他的好好处就有限了，所以通常这样我们不会很建议。 去打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啊，跟听众朋友呢聊聊的是有关于现在非常流行的呃，阴坡拉提的部分啊。除了我们常常讲到的说去除掉呃黑斑呐、干斑呐、晒斑、老人斑之外呢，其实有很多人也除会去注射肉毒杆菌以及注射玻尿酸，还有现在是为了要塑造你的脸型，你会有所谓的阴坡呃拉提的部分。刚刚医师说大概。 提前几个月，两三个月，对不对？嗯，大家提前一两个月其实就可以。呃，一两个月的时间其实就可以了哈。好，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了。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讲，每个人的脸型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做这一项现在所谓的比较新、比较夯的一项技术。还是要好好的去跟你的医师研究，搞不好一去啊，黄千耀医师就说：“人这么美，不用了啦，都已经有人要娶你，不用了， <laughs> 会吗？有被你？” 打回票了吗？有，其实还蛮多的。对我觉得，我想医生的职责职责应该是说，替你设计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了，而不是说照单全收，有什么东西都帮你做。 <laughs> OK，好，那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酒吧 A 包，哎，等会再回到九米一 Uncle 的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二分，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呃最新流行的音波拉提。 <laughs> 我的发音要准确一点，我要我要聊的呃，那好，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哦，为什么？为什么？ 那么多的明星在整形完或做完微整形之后，看起来都好像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非常有的一个疑惑，是说他们都系出同门，来自同一个 <laughs> <laughs> 整形科或同一个呃美容医医师吗？否则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这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呃，的确哦，很多呃，就艺人他们是有同一位医师操刀的。嗯，哦，那当然这。 因为一一些病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当然不会特别去谈。那很多医生他自己不会主动去讲，但业界其实大家知道，越不讲的医师，大家才越会找他。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为了为了这个隐秘性嘛。哈，我想名人都很在意隐隐秘性啦。这第一个原因。那我也是啊，我去找你，你不可以告诉别人。没错。 <laughs> 是那第二个原因，其实呃，跟我想现在的所谓的标准。 的美有关系哈，现在其实美它是它是一个流行啦，好像呃每一个年代，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一直到现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代表性的所谓的美女，嗯，那你会发现每一个年代的美女都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表示美它并不是一个呃永久不变的一个标准，是，好，那在这个年代或者这应该说是这几年，什么样叫做美，那当然。 这些艺人要在镜头上面有最好的表现，那他们当然就会朝这个方向去改善。但为什么同样看起来都太过类似？比如说那个呃山根呐，就是眼睛跟眼睛中间的山根都太过明显的隆起，或者是说呃那个大家都喜欢苹果肌嘛，但是那个苹果肌也会超明显到，就是有就就像有一坨东西在你的脸颊上面，然后下巴也会很明显的就是垫很长这样子。 我我我在想，说是找错了医师，还是是说是是是，这个其实其实要替这让我会觉得， <laughs> 哎，不好意思，我我要问这原因，是因为对于像我这种非常积极想要整形的熟女而言，我就会觉得有点恐怖，会不会整形出来之后都跟他们长一样啊？对，其实这个要替这些艺人平反一下了。好，他们的需求跟我们一般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要在荧光幕上面曝光。那 电视上其实对我们的那个脸型，它会有一点点那个变形的效果，啊，所以他们要的做出来的结果一定要第一个要很夸张，嗯，它一定很夸张，要不然在荧幕上根本看不出来那个变化。我知道，因为我去种睫毛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说，种的越夸张越好，我要让那个。 厂商看到这个主持人 <laughs> 有有有花心思，而且像思荣也是啊，思荣他在主持电视购物台的时候，他就很直白的讲，他所有的整形跟美容都是为了要在电视上面看起来凸显，那就不是一般人的要求。对，第一个不是一般人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常常现在很多媒体他会去特别去拍一些艺人呃比较不好看的角度的照片，那这种其实是属于平面的了，平面跟电视上它看起来又会不一样，平面拍起来。 就比较像我们一般正常看到的状况，是是是。所以在跟他在电视上比起来，会很不一样。嗯。好，所以坦白讲，真的在呃日常生活上看到这样子的整形的效果，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舒服。嗯。但是真的没办法，因为他在呃荧光幕上，他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嗯。像我们也碰过几个艺人他来找我，他脸已经很小很小很小，真的是巴掌脸，跟我的脸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没嘛？他说，因为黄清耀医师也是八张脸， <laughs> 那那他天生，他脸比我还要小，但是他说他的经纪人告诉他说，你的脸太大，你要去处理一下。那他拿在电视上的那个荧光幕上截图给我看，还还真的看起来。 脸是比较圆的， <laughs> 所以我从那个那次以后，我就知道艺人真的很辛苦。可是我觉得这有有，比如说包含我同事有去找你这件事情，会让我发现说，呃，上不上相这件事情，有时候是日常生活当中看起来，哎，我觉得你脸圆圆的，但是他就是无论每个角度都很上相。那有一些人就明明已经瘦到不行了，那个。 骨头都跑出来了，但问题是他照起来他就是不美，对，没错，所以还镜头还是会挑人哦。对，其实是这样。第二个就是刚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哈，我们并不是说照着什么艺人的呃哪个五官去做，或者是照着所谓标准的什么一个一个比例去做就会好看。哦，很多人他有时候会拿，比如说他要谁谁的嘴唇，哦，他说他我想要什么什么的呃眼睛，嗯，但是这东西放在脸上不见得是合适，不见得是好看的。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要有特色，哦，还是要特，色，而且不见得说我们一定照着标准的美，这这个去走就会很好看。我们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舒淇，嗯，舒淇其实以她的这个五官来讲，她并不是标准，而且两个眼睛离很开，所以在电影那个呃是《征婚启示》吗？还是《非诚勿扰》里面就有电影都自嘲她说她是比目鱼嘛？对，就她比例。 像眼睛的比例，还有她的嘴唇，其实是在东方来讲偏厚，然后她的脸型呢，其实那个也有点点这个角度比较多，比较宽，对，比较宽。所以她其实，如果以这种角度的分析来讲，她并不是标准的美女。嗯。 但是你会觉得它不好看吗？不会，你会觉得很好看。对对，所以不见得说我们一定什么东西要照所谓标准的这个这个规格去走才会好看，而是说要有自己的特色。那你有特色，你有自信，整体搭配起来。 那那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人，所以这也就是你在跟外国学者聊到为什么东方人在追求美上面如此的极致跟夸张的时候，你会去跟他们谈论到的一一个点。那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去被被被被被教育到的一个。其实我们也常会跟我们的病人沟通，我说你。 我们技术上可以让你达到你要的东西， <laughs> 但是真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未必，好未必。所以事实上，我们的人应该是整体的评估啦。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自信这件事情很重要，好，自信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决定一个人看起来好不好看，很关键的一个点。不见得说你五官一定要多美，身材一定要多好，但是有自信，你的人。 就就会发光，真的。像那个刚结束的金马奖，我记得黄渤也有来嘛，呃，就是大陆的艺人黄渤。我觉得他他是胖胖的啊，而且他也不瘦啊，也不是帅哥，脸上的皱纹也很明显。可是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很开心，对，而且我就觉得这人很有喜感，跟他在一起应该一点都不无聊的感觉。对，没错没错。这这个就其实就是审美观真的是因因人而异啦。但是我我们并不是反对你去做整形跟美容，而是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些基。 基础的认知之后，去跟医生讨论什么样的选择是对你最好的。当然，选择权在医生身上，也在你身上。医生可以帮，医生会医。 医生会拒绝帮你做， <laughs> 因为医生就拒绝了我同事。医生会拒绝帮你做，那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要做的跟呃萧亚轩、蔡依林一模一样，就算完全不适合我，我也要做跟他们一模一样，对，也是 OK 的。对，因为因为这是自费的嘛，它不是它不是一个一个医疗疾病的的治疗就对了，哈好然我们聊到了呃有关于这个音音波拉提的部分，哎，那所以像现在的这种。 玻尿酸跟肉毒杆菌的注射，再以调整脸的这些部分，还是有帮助吗？对，其实现在这些注射的所谓针剂啊，对我们的不管是呃像一些纹路啊，还有一些细纹，或者是脸型的调整，甚至一些松弛下垂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些整体来改善。嗯，那甚至达到跟传统以往手术非常非常类似的效果。嗯，好，那它比起手术的好处，就是在于说它的恢复期比手术更短，嗯，而且更安全。 嗯，啊，所以现在的。 呃，不管是医学还是科技越来越发达哈，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选择了。嗯，就比起以前，可能三十年前、呃四十年前，我们希望年轻、希望漂亮呢，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解决。嗯，好，呃，这是今天跟听众朋友聊到了有关阴破拉皮的部分。好了，我们可以开放口音了哈。可以。口音进来，你不，你并不一定要聊整形美容的问题，因为其实呢，黄倩耀医师是我认识的呃，少数的皮肤科医师当中呢，他真。 有很认真的在看很多皮肤科方面疾病的医师，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多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是靠他去急救，包含我上次呃这个呃急性的一些发炎等等，然后我妈会在听节目，都都是去找他，请他来来来帮忙协助的。所以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有关于任何呃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是长青春痘啦，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这种呃粉刺，还有有一些人有老人斑呢，有一些的。 那个晒斑、黑斑呐，呃，甚至是有一些人有严重的皮肤过敏、酒糟性的皮肤，呃，或者到了冬天，很多人会干季痒，像我爸就会，然后我妈就会在他洗完澡之后拿凡士林帮他擦，他比较呃干季痒的呃冬季痒的部分，这一些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夏天香港脚冬天是脚皲裂。我跟你讲，我我前阵子到日本去啊，我朋友一冲到药房，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买那种呃擦那种。 角菌裂的药性的药膏，什么 AD 的那种品牌，日本那边，嗯，很多人去日本会去特别有用吗？会有帮助，呃，其实只要是任何有滋润性的东西擦，其实都或多或少会有可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我就想说，那为什么不擦凡士林就好了？对，其实凡士林是最。 便宜又最安全的一个选择啦。哈，但是这种擦在等于是保养品的东西，事实上它不只是科学的东西，就是不止不只是疗效，其实还有另一个另一个就是你擦了觉得我心里舒不舒服。 <laughs> 对，所以这很重要。 <laughs> 心情愉悦是最重要的哈。好，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了。刘小姐，你好，Hello。哎，两位好，是，请叫黄医师哈。我在那个脊椎尾端那个骨沟那里哈，皮肤变粗糙已经很多年，但是我看过医生没有好。我一个朋友一样，他是说他的医生跟他讲不会好。嗯，那这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有治疗的方法？他会很困扰你吗？因为平常穿裤子、穿裙子看不到啊。不是他。 平常几乎不会痒，可是你说太粗，我会稍微抠一下，它就会有点痛痒。那面积有变大，哦，面积变大，OK，OK，好，医生来回答。是这个听，呃，听刘姐讲这个哈，很可能是一种我们叫做泪淀粉沉淀的一个毛病啊。嗯，那泪淀粉沉淀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长，但是其实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皮肤代谢的功能不是那么的好，嗯，所以有一些它的，呃，我们皮肤代谢之后的这些所谓的废物啊，它没有办法完全被排除。 出，那台湾人其实还蛮多的，很常见，就是在一些容易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像尾椎，那有的人是在那个背上，就是他有人喜欢洗澡的时候用那个毛巾啊拼命搓。 或者是用那个抓抓痒的耙子拼命抓，那抓久之后，它就很容易会有一些那个黑黑的这些粗粗的印子。那这个在目前的确没有什么太好根治的方式啦，哈。我们能够做的呢，大概第一个就是预防，就是减少它继续恶化。嗯。所以不要一直去搓它。嗯。那如果说尾椎这个地方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有的人是跟裤子有关系，就是可能刚好他的裤子比较紧啊，这个地方容易摩擦到。嗯。那久了以后，慢慢就会看起来好像呃不是很平整了。 有点颜色，所以可以穿一下裙子，然后对，或者是比较棉质的啦，就是松紧带，嗯、会比较好一点。哎，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看皮肤科医师，哎，我可以讲这么隐私的事吗？哈。 <laughs> <laughs> 我有一次去看皮肤科医师啊，然后呢，呃，就是因为我有就是呃有瘙痒不舒服的问题，然后皮肤科医师啊就非常认真的跟我讲说，你不能够因为比如说那时候我非常的喜欢某个很优质的品牌的内衣跟内裤，于是我就一系列反正我懒惰我不我不太喜欢逛街，我就一系列我都全部都买一模一样的就对了，反正是 underwear 嘛，是内内衣，然后医生就说利美英安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你每 每一个碰触的地方都会是同一个点，对，所以你三百六十五天碰触的都是同一个点，你的肌肤就会同样的一直接受刺激。他就说，所以你要换牌子，你要换不同的牌子，你要频繁的更换不同的牌子。我说哦，是这样哦， <laughs> 所以再舒服都不能三百六十五天穿同一种款式，这这这是不行的啦，哈，好，但我花色有变了哈， <laughs> 我知道你们没有想要知道这个，我要进广告了，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妹妹来帮我们接空音电话，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扣音进来。呃，有任何的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黄娟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因为如果你到现场去排队，要排很久，但总有一天会排到你的， <laughs> 但是要排很久。你一定要解释的吗？应该没有吧？没有没有。 <laughs> 所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八三六九三三。 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任何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呃，就我刚刚讲的香港脚啊、冬季痒啊、异味性皮肤炎、酒糟鼻呀，或者是我们上次谈到的脂肉性皮肤炎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等很久但有效， <laughs> 我自己亲身的体验。 <laughs> 我们要来接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嗯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请教您一下哈，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是叫做。 凡士林哈，嗯，那凡士林我知道，好像很多皮肤科医生都很推荐。是，那我有一个疑问，说我们都知道凡士林它是一个化学，这是一个石油的那个提炼出来的产物。是，那它是化学东西，好像说我也看过有一些报道，就说它会就是擦之后会让我们的皮肤会阻塞。嗯。 那它为什么又会是？而且它又是个化学东西，不是个天然的。嗯，那为什么会是？就是像像您刚也推荐，就是像胆氧啊之类的，就是擦这个是最好。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干性皮肤的人，嗯，好像他这样子，他们这些都擦这个都 OK 吗？那原因是什么？就刚我第一个提的那个问题。好的，嗯，谢谢您，谢谢。哎，小姐，不好意思，林小姐，是我，我很好奇，那不然你自己都擦什么？ 你擦一般市面上，我擦乳液，我擦那个有一个叫舒特夫的，呃，也是医疗用品的乳液就对了。呃，它是医疗用品吗？我呃，就是医疗级的，就是不是不是在百货公司买得到，要到药房去买的，不是不是不是。哦，好好好好，没关系，我只是好奇。比较温和比较温和的那种是那个好像是。 你看，应该医生知道，啊，对，那那否一那个就是比较温和的那一类的，洗脸啊，或者啊这里都用这一类的啊。谢谢，我们请医师帮忙回答。这其实可以分两个，这这问题分两个层面来回答了哈。第一个，为什么很多医师都会推荐凡士林？因为第一个它没有色素香料，好，第二个它几乎是没有防腐剂，所以它等于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产品。那呃你。 只要皮肤干燥，它大概都会有帮助，因为它的这个锁水保湿的效果非常的好。好，这是我想为什么很多医师都会推荐的一个原因。那再来就是还还有一个重点，它也很便宜啊，好，所以不会对大家造成太大的负担。而且它现在有出小包装的以前是大包装的。大罐用不完，一 <laughs> 般一罐用好久。痱子粉可不可以也出小包装啊？ <laughs> 痱子粉很大一罐呢，我的痱子粉从去年到现在都用不完。对，痱子粉都大部分都用不完。 <laughs>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 刚刚林小姐讲到，它是所谓化学的东西。那很多人听到化学这东西，就会开始有一点点抗拒。那但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所谓天然的东西真的是比较好吗？各位其实很多东西天然的，但是是有毒的，比如说砒霜啦，比如说蛇毒啦，这些东西它都是天然的。你也太极端了。 <laughs> 有听众朋友曾经打电话进来问说，我可不可以把橄榄油、椰子油擦在脸上？对，其实这是可以了，好，其实都可以。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有擦在 你在外面买得到的东西，它一定都是化学的，嗯啊，一定都是合成的，因为要让它变成一个商品，嗯，它不可能是纯天然，因为如果是纯天然的东西，它几天之内就会坏掉，嗯，那不可能，这种东西不可能做成商品，因为没有没有一家厂商他会进一层一进一个货在架上放三天就坏了，好，所以。 化学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它就是不好的，而是说它必须要合乎我们的法规、安全的标准嘞。对，只要是它合乎我们一定的制成，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这些成分的浓度是我们的胃腹部有合可的，嗯，那其实它就是安全。所以，即使像刚刚这位林小姐她所擦的那个产品，我没听过，但是这一类的产品，它必它也是必然得要添加这些含。 防止坏掉的一些呃防存防腐防腐人工的添加物来保存它的期限，那那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呃取利大于弊，没错，对不对？是是这个意思吗？只要是能够合乎法规，它就是安全的了。好，呃，朱先生你好，朱先生啊，你好你好，黄医师好，主持人你好，你好呃两位，我我我娶了一个越南籍的太太，是呃那她在越南的时候啊。 就就是两手两脚啊都有那个皮肤病，到了台湾以后啊，嗯，我带到医院去检查，结果他们那个那个医生跟我们讲说，这个是类呃呃呃类淀粉苔藓症，嗯嗯哦哦，我讲的清楚吗？对，我知道，非常清楚。对，结结结果，嗯，他这个药啊，我们就遵照医师的这样子，就就就一直擦擦擦擦擦。抱歉，我要讲一个很不满意，他还要我自费买了一些药这样子，是。 药也是同样在他的 <laughs> 在这个联合医院买的药，所以那么差了差了一年半呢，哈， <laughs> 抱歉，我我刚才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要把那个药找出来，有没有哈？效果并不好，是不是？呃，只是插上去以后啊，呃呃，一一个好处而已，就是不会再抓了这样子，嗯，就是不痒了这样子，但他。 不然我太呃呃不时的就会想要抓。是。那个那个黄医师，我不晓得你看过吗？两个双手没有哈，双脚有没有哈？哦，那个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哈，剪的好漂亮，你知道吗？我知道。好，所以这样子，你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改善嘛？对不对？怎么改善？或者是啊，黄医师，我是不是有一个过分的请求？就是说，嗯，这个东西可以根治吗？OK，好，我们让医生回答你。对，这个这个问题可以。 控制啦，啊，但是真的目前还没有什么根治的方式。对，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我们皮肤的一个代谢的机能有点异常。好，那有些人他会，它叫什么疾病来着？叫类淀粉沉淀，类类似的类。类淀粉，淀粉就是我们一般那个就是吃的淀粉啊，沉淀这样。那它就是这些皮肤代谢的一些废物没有办法完全被我们从皮肤里面排出，所以它。 轻微的看起来只是粗粗的黑黑的，那严重一点就会看起来一颗一颗，就是凸起来，好像呃很大颗的那种呃鸡皮疙瘩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在处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控制它的症状，就是说让它不要那么不舒服。嗯。因为这种有的人会很痒，而且那个痒是呃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从里面痒出来的痒。嗯嗯。那这样子的痒大概靠。 一些外用药或者吃一些口服的药还可以控制然哦，很难让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可以改善的。不过那外观上面可能没有办法有太大的进步。嗯，那有一些真的很不舒服的，我在有些医院他有在做镭射，可以做做这样的的这个治疗，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根治。对，就是还是会再复发。OK，好，呃，来接下一位，最后一位是吴小姐。吴小姐，你好，好，是，啊，要麻烦你大声一点哦。 我想请问医师，看我在两三年前那个皮肤哦，只有手跟脚，嗯，那几乎晚上没办法去，就一点红红的，嗯，然后痒痒的，我晚上都要冰敷，然后我去检查的。 所有抽血检查过都没问题，是是，但是到现在有好一点，有时候这个冬天还会发生这个问题。你说手掌、脚掌是吗？哎，不是，就是整个腿、大腿、小腿，嗯，就会一点一点红红的。哎，一点一点红红的。OK，原来看那那个医生是跟我讲说什么麻疹，嗯、但是我又找医生看，他说肝炎。嗯哼，那我不想这个。 <laughs> OK 好，然后最近那个大腿哈，小腿会有一点红红红红，好像红，好像斑，但是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是 OK 好，谢谢，我们让医师回答你哈。我想吴小姐这个问题听起来应该是困扰她蛮久的了哦。那么其实这种长期慢性的皮肤病，有时候抽血的确未必能够得到太多的答案哦，因为我们很多。 呃，皮肤的疾病，它就只有在皮肤上有问题，它并不是说我们想的啊，好像身体里面什么样的器官出状况。那如果有一些这种长期，那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呃情况呢，我们会安排做一种特别检查，叫做皮肤的切片。嗯，好，那皮肤切片呢，简单讲就是呃。 夹一小块皮肤下来，那去做呃比较详细的化验。好，那针对皮肤病的部分，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这样子的讯息。嗯，好，所以也许吴小姐如果。 可以的话，可以到一些大医院、哦医学中心的皮肤科去挂号看一下，那做一些正确的检查，我们能够知道病因，那才能够对症下药。有可能会是肝癣吗？也有可能是肝癣，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状况啊。但是就刚刚吴小姐这样的咨询，我们并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这个讯息。所以呃呃，因因为不好意思，是皮肤科的关系，所以可能还是要麻烦请吴小姐到更大型的医学中心去，然后呃，哎哎，可以开那个 转诊单哦， <laughs> 因为不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转诊单，有减免一点点费用，比较不会那么昂贵，比起你直接去大型的医疗院所哈。然后呢，呃，请皮肤科医师再帮你做一下详细的检查跟确诊，希望可以尽早的解决你困扰很久的问题。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感谢，在我心目当中全台湾最帅的黄真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非常感谢医师，谢谢，拜拜。